第三部分，第十一到十七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十一到十三题。第十一到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年是中国人最重要、最综合的一个节日。年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？华服、美食、休闲。 放松，不尽然，应该说贴对联、穿新衣只是一种仪式，是对辞旧迎新的尊重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。拜年、聚餐、拉家常，则是对亲情的眷恋。很多人感慨现在的年味儿越来越淡了，其实所谓浓或淡，恐怕只是成年人的感受。年复一年，循环往复。 再加上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，平时吃穿水平就不低，过年也变不出什么新花样，新鲜感自然就少了。但是孩子过年总是欢乐的，仿佛天天都被浓浓的年味儿包裹着，光是过年的气氛就足以让他们欢快了，和儿时的我们一样。十一，根据这段话。 中国人过年要做什么？十二，过年为什么要穿新衣服？ 十三，为什么很多人觉得现在年味儿不浓？第十四到十七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我理解慢生活就是一种生活态度，把工作。 吃饭、休息、劳动都看成一种享受。老实说，生活中的每件小事都能给我们带来快乐，比如拿起剪刀慢慢做点小手工，亲手织一件色泽淡雅、款式绝无仅有的毛衣穿在身上，在花瓶中插上一束沁人心脾的鲜花。 每顿都用心做一碗健康美味的汤品，而做这些事的过程，并非都是痛苦的劳动，其本身就充满了乐趣。于是我开始改变自己。原本我不写日记，现在开始徜徉在文字之间，寻觅那一份慢的惬意。每天开车上班，我改变了按点出门的习惯。 这样就不会为堵车而心急火燎，而是慢慢开，把驾驶当成一种乐趣。出去买菜或办事需要走路时，我的脚步慢了下来，看看身边的城市、身边的人，发现竟然会有不一样的心情。慢下来其实很简单。 只要去除那些外力强加给你的价值观，只需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，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按照自己的节奏，慢慢的享受那份美好，你的心中就会少些抱怨，感觉生活其实很精彩。十四，说话人认为应该怎样理解慢生活？ 十五，说话人有哪些改变？十六，说话人对慢生活的切身感受是什么？ 十七，说话人告诉我们什么？